民主反共，普罗政治，民生起义。My Radio. dot H K。天天天能 主持：谢义方、沈四海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。